第二部分，第六到十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孙老师是搞生命科学的，今天打算跟大家谈谈我们非常熟悉的睡眠。对于睡眠的机制和功效，前沿的探索尽管还很粗浅。 但科学家基本上得出了一些结论。我们进入休息状态的时候，大脑是否在休息？不会。我们从能耗的角度来考虑，我们思考工作时，大脑对血氧的消耗可达全身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而在睡眠状态下，大脑能耗仍达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这和人的机体大不相同。静卧时，机体的能耗可降低到运动时的十分之一。 可见，人在睡眠时，大脑仍在紧张的工作。我们能不能随意调整睡眠时间、长度或时段？也不能，至少是极为困难的。成年人每天需要七至九小时睡眠，平均七个半小时。睡眠效果最佳的时段是午夜之前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所以，越洋飞行后倒时差是挺痛苦的事。调整过来后。 你还得按当地的这个时段来睡眠，这也说明人们几乎不能适应大夜班，可能的话应该尽量避免，偶尔为之或许还凑合，长期如此就是对身体的摧残。人越老需要的睡眠时间越少，有道理吗？不是，上了年岁不容易长睡，但白天会打盹儿。好办法是分数次睡眠，就是人们常说的猫打盹儿。 对老龄人蛮实用的，《马年睡个好觉》这本书提到，年近七旬的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如何挺过公务繁忙的那五个年头的？他靠的就是每天数次的猫睡，每次少至二十分钟，长不超出一小时，一次不够，两次足矣。这样，老人精力不济、记性变差的疲态就可以改善了。睡不着时闭眼静卧能代替睡眠吗？不能。 也许这能保持一些精力，减低一点能耗，但大脑休整的充分实现要靠真正的睡眠来完成。睡眠恶化固然有压力、紧张、心理问题的因素，但还有其他原因，往往要靠诊治，不然不会轻易消失。同时，坚持运动也会有很大帮助。六，对于睡眠的研究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七、为什么说人在睡眠状态中大脑没有休息？八、关于睡眠时间、睡眠长度和时段，下列哪项正确？ 九、关于猫睡，下列哪项正确？十、闭眼静卧的作用是什么？